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这个美国和日本吧，都把这个目光呢盯向了小小的塔拉瓦环礁。今天这个地方属于太平洋一个小国，啊，叫基里巴斯。这国家呢，主要靠卖护照活着。这个国家呢，整个就是一大堆跨越赤道的小岛。这个塔拉瓦环礁呢，就是其中之一，二十四个礁石组成的这个小岛。 这些小岛呢，排成了一个开口的三角形啊，也就是有点像一个这个大鱼号那么一个形状啊。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呢，是西南端的比修岛啊。说它大哎，就是矬子里拔将军。整个比修岛呢，两公里长，最宽的地方啊，七百多米。所以这个进攻塔拉瓦环礁的任务呢，交给了在中途岛海战当中一战成名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 斯普鲁恩斯深知这个岛虽然小啊，但是重要性啊跟尺寸可不成比例啊。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街亭一丢啊，咱们哥们儿就全他妈玩完了啊！所以呢，他决定啊，率领手下的这个第五舰队是倾巢出动啊，准备来个牛刀杀鸡，一举占领塔拉瓦。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十号，美国出动了十七艘航空母舰。 其中呢，六艘大型航母、五艘轻型航母和六艘护航航母，十二艘战列舰、十二艘巡洋舰、六十六艘驱逐舰和三十六艘运输船啊，这个第五舰队的规模就这么庞大，浩浩荡荡啊，从这个珍珠港出发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不对吧？啊，美国佬怎么现在有十七艘航母啊？”没错啊，您没听错啊，这就是美国全力造船的结果。 那当然了，这里面呢，五艘轻航母，六艘护航航母，真正的主力航母呢是六艘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主力航母啊，已经不再是约克城号那种战前产品了啊，而是最新的这个埃塞克斯级。这种新航母个头更大，能装下更多的飞机，速度更快，航程更远。木质甲板上呢安装了一层装甲，防护力啊大大加强。这种航母啊。 这个光四三年就有八艘埃塞克斯级下水，整个二战期间一共造了二十四艘，一直服役到这个越战的时候啊，甚至八十年代这种航母还有着就在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当中服役的，那就是当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啊。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强大的国力，你从这上面就能看出来，这造航母跟下饺子似的啊。这次登陆行动代号叫“电流”啊。 斯布鲁恩斯先派出这个潜艇啊，沿着海岸线呢，把塔拉瓦环礁侦察了一圈主力部队是第五两栖军，军长史密斯中将，呃，在海军战队是出了名的猛人啊，这个经常吼着说话，被人送一个外号呢，叫“咆哮的疯子”啊。负责把这疯子送上岸的两栖舰队司令也是一位猛人，特纳少将，是吧？因为呢，他两栖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啊，也被人送了个外号叫“短吻鳄”啊。这两位牛人负责。 再加上兵力雄厚，所有人都觉得此战必胜无疑。斯布伦斯中将坐在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亲自观战。十一月二十号凌晨，舰队呢开到了塔拉瓦环礁附近。在这之前呢，飞机战舰已经围着小岛啊炸了好几天，岛上一片死寂。黎明时分，陆战二师的士兵起床，吃了新西兰特色早餐——羊肉炒鸡蛋。 之后呢，跟着这个牧师呢做了祷告，把写好的遗嘱留下啊，就从这个运兵船上啊，用网绳登上了两栖登陆艇。随着最后一波炮击结束，两百多架飞机又去用炸弹把小岛炸了个底儿掉啊！美国大兵们在登陆艇上观看了这场焰火表演啊，都觉得岛上不可能有活人了啊，咱就直接呀过去插国旗、拍照片啊，来个耶就行了啊。 结果呢？刚派出扫雷舰过去扫雷，突然从岛上打过来几发炮弹，虽然啥也没打着，可是把美国兵吓得不轻。我靠，这么炸都炸不死，这帮日本人是人吗？啊，管他呢，再狠狠来一波啊，往一波，是吧？所以两艘战列舰开到离岛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用四零六、二零三、幺二七毫米各种口径的舰炮再次对这个小岛狂轰滥炸。 啊，其中一艘战列舰呢，正是在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被击沉的“马里兰号”，现在被捞出来了啊！呃，过来报仇啊！你当初不是把爷炸沉了吗？现在爷又来了啊！要不说这个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呢？一发炮弹正好命中岛上的弹药库，引发剧烈爆炸，巨大火球冲天而起啊！直到这个岛上终于再次恢复一片死寂，登陆艇才陆陆续续出发。这时候时间呢，就到了早上九点。 第一波登陆部队是陆战二师二团啊，在团长肖普上校的带领下，一百辆两栖登陆车和几辆坦克登陆艇分成三波，直扑比修岛北边的三个海滩。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这手里拿的海图是一百多年前殖民者画的，根本就不准。而且这天还是小潮，海水水位特别低，这问题就大了。 是吧？因为登陆艇吃水深呐，开到这儿被礁石卡住了，动弹不得。只有履带式两栖登陆车还能用。第一波士兵啊，登陆还算顺利，因为小日本被炸懵了，来不及反应，是吧？后边两波就没这么幸运了。说句实在话，日军守将柴崎惠次确实不简单。他之前敢夸下海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个准备工作确实做得好。别看岛子小，但是环礁内部几乎都被挖空了。 所以，虽然被狂轰滥炸，守军损失啊，却根本不值一提。美军的这个炮击轰炸刚一停，日军就从掩体里钻出来，啊，用机关枪、迫击炮开始还击。这时候正赶上第二波士兵赶到，这个两栖登陆车就成了活靶子，一个接一个被击沉。很多士兵跳到齐腰深的水里，啊，因为枪不防水。 只能呢脚踏着坑坑洼洼的礁石，是吧？两只手举着枪前进，一阵机枪扫过，礁石上就是一片血水。上岸士兵也没好到哪儿去。日本人在这个岸上建了一道长长的木头围墙，又高又陡，根本就爬不上去。大家呢就被困在这个沙滩上，是进退不得。这个时候，太阳把沙滩烤得火热，子弹在头顶上横飞，小小海滩成了人间地狱。 步兵被困，坦克也不顺利，好多坦克登陆艇啊都被炮火击中沉没。最后只有三辆谢尔曼坦克上了岸，没走几步，其中一辆被地雷炸毁了。很快呢，又有一辆掉到坦克陷阱里出不来了。仅剩的一辆炮还坏了，成了一个移动的这个机枪碉堡。直到下午。 情况终于有所转机啊！咱们之前说，日本人修了大量的碉堡，碉堡之间呢通过电话联系。柴崎惠次呢就躲在后方的指挥所里。从早上美军炮击开始，好多电话线呀被炸断了。柴崎在后方已经没法指挥了，啊，就琢磨着得换个地方，啊，挪到这个靠前线这个近一点的地儿。结果恰在此时，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指挥所上，包括柴崎在内的指挥所全部人员都被炸死了。 岛上的日军就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这时候，美军又有几辆坦克艰难的上了岸，才终于在天黑前呢，在滩头站稳了脚跟。一天激战，小岛已经是面目全非，原本茂密的椰树林都被炸倒，到处是无人掩埋的尸体，臭气熏天。肖普上校命令已经上岸的一千多陆战队士兵收缩阵地，挖掘工事，然后一半人休息，一半人待命，随时准备夜战。 入夜之后，美国军舰不断发来照明弹，把小岛啊照得一片惨白。有的陆战队员呢，经历过瓜岛战役，知道日本人自杀式冲锋的可怕，神经是高度紧张，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开枪射击。后方部队呢，也利用涨潮拼命往岛上运输物资。热带地区啊，黑夜比较短，美国大兵紧张了一宿，直到天亮也没等来日本人啊。由于这个柴崎阵亡，是吧？所以剩下的日本兵呢，摸不清楚情况。 最危险的第一夜平静的过去了。第二天一早，陆战队员们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开始进攻。日军虽然失去了统一指挥，但抵抗仍然十分顽强。每个据点都站到最后一个人。由于这些碉堡啊修得很隐蔽，经常是打死了好几个人才被发现，所以美国人干脆调来推土机，发现碉堡的枪眼或者出入口，就直接用沙子埋上，不跟你废话了。中午时分，潮水终于大涨。 大批登陆艇登陆，送来了物资和好几辆坦克。美军开始步步紧逼。到下午四点，残余日军被逼到小岛东西两头各一小片地方。这时候，陆战二师参谋长、瓜岛战役的英雄埃德森上校来到岛上，发现呢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士兵伤亡惨重，有几个排级单位全部阵亡，有的人喝不上水，活活中暑而死，还有人呢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 好在新来的增援部队士气高昂，又经过一个平静的夜晚，十一月二十二号，美军开始了最后进攻。之前造成巨大伤亡的几处碉堡群，在新上岸的海空联络员的引导下，由驱逐舰一一摧毁。剩下的日军被分割包围成了几个小块，虽然在拼死抵抗，但是已经弹尽粮绝。有人忍受不住折磨，开始自杀；剩下的人呢，用明码发出了决死电报。 这天晚上，陆战二师师长史密斯少将登陆，刚开始召开作战会议，啊，就传来报告说日军发动大规模夜袭。啊，原来呢被包围在岛西头的几百日本兵，眼看形势绝望，利用黑夜发起冲锋，手持刺刀、手榴弹，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冲向美军阵地。双方呢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刺刀、枪托、铁锹、拳头、牙都成了武器。 岛东边剩余的日军比较多啊，听到西边展开了战斗，指挥官松尾大佐也命令发动了三次冲锋，但是全部被打退。天亮以后，美军阵地前尸横遍野，几百名还有战斗力的日本兵啊，基本上都在夜里被打死了。所以说，小日本的战术多蠢是吧？美国人不怕你自杀冲锋啊，你不揣帽昧子露出来，机关枪通通就行了。你要真躲在岛里打游击，且得肃清一阵呢。 所以这么一来，最后肃清全岛的战斗就轻松多了。剩下的日军都是老弱病残，很多人是吧？面对逼近的这个美军，完全是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毫无表情的坐在地上，连这个自杀的力气啊都没有啊。但是陆战队员吃过苦头，不敢轻易过去抓俘虏，万一这小子身上有手雷，他一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怎么办？所以还是给一枪比较保险。啊。到下午一点。 比修岛终于全部被占领，之后一个礼拜，附近其他小岛也都被占。塔拉瓦环礁呢，升起了这个英美两国国旗。好多经历战火的老兵，一听到国歌就都失声痛哭起来。塔拉瓦战役是美国人第一次面对日军有准备的反登陆作战。海军陆战队第二师阵亡九百八十人，受伤两千多。 对于这么一个弹丸小岛来说，伤亡实在是太大。守岛的四千五百名日军被全部歼灭，只有十七个日本兵和一百多劳工当了俘虏。面对七倍于己的敌人，可以说呢，给了美国佬一个沉痛的教训。尼米兹上将马上飞到岛上，带着大家仔细研究日军碉堡，然后命令所有两栖部队军官都来组织学习，还让人呢。 在夏威夷找了个荒岛，模仿比修岛修建工事，给部队呢在后方训练用。不过，在这个美国本土，那塔拉瓦战役是引起了不小的批评，大家都不理解为啥在这么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岛上要死这么多人啊！但是他们不知道，血腥的这个岛屿争夺战呢，这才刚刚开始。 那么美军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日本人又会发明什么新的防御战术呢？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